我抓着头呀！哦，来，个来，你不要，再让他动劲。大哥，蛇出来了。哎呀，好家伙，一条，放手，住，手。真的。哎。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。好，走开。这过瘾吗？你看，又出了一条。是。 <laughs> 里面增加，等于可以得三十三条，这变多少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那么这不是变的，实际上呢，这个搞这一点呢，就是个意念。呃，我简单的就是说，用这种简单的方法，就这样说，你烧的那个纸，是个纸菩萨，就等于是我本人的一个灵魂，我呢就争分破秒。 逢山过山，逢水过水，用最快的速度跑到了一个深高山、深山里面。然后我我用最快的速度和距离把石头山踢平，把很多巨石倒下去。然后从里面发现洞里面有蛇，也把它抓了。那么我呢就用最快的速度呢，泡了很多的蛇，要想得很清楚。跑回来的路上啊，因为蛇太多了，所以身上慢慢的有几个泡不住了，掉下去的也有。 路上立着母子，然后赶快回来，还有几个马上就掉来，也把他抱到这的抱到抱到这个里面里面了。然后呢，我自己也恢复正常，给你们说话。实际上，我就是用那个意念。比如说，他那个变那条蛇出来，首先有个最大的问题，里面至少有十段八段是经过剪接的。比如说，第一，他把那个盘胶带是空的，然后盖在地上。 然后他就那个做其他的东西这样子，但是这一段是很明显。后来在拍这个盘子的时候是中途剪接过。那么，如果是自己人帮自己去拍摄这个，那就简单了。我交代过一个盘是空的，然后我再重新剪接一遍，那里面有装什么机关？